锵枪三人行，哎呀，袁立来了我就放心了，真是省事儿啊！这是收视率有保障呃，就是你知道，摄影呃，香港摄影师有句话叫省镜，是什么意思？我是省镜吗？哎，大家看看，就是今天不用拍咱俩了，就是拍拍拍拍拍袁立，这叫上镜啊！ 你瞧，这上镜啊！ <laughs> 哎，好开心啊！怎么拍？你希望我说什么？你不用上我马屁。我们把灯关了，你都亮。 <laughs> <laughs> 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啊！哎呦天哪！哎呀，这怎么夸你？啊？哎呀，好美啊！哎，袁立最近女明星离婚的特多，是吧？你看，我就觉得有福利，我就知道有福笔。没？没福笔。我怎么知道人家离婚了？人什么时候结婚我都不知道。 谁谁离婚了？哎，好多呢，最近满天都是啊！但是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女明星离婚呢，这倒是这这这这个还不算个什么。我现在发现一闪婚的，我跟你讲讲啊，我这个老师，我现在很多知识都手机短新闻里得来的。萨顶顶，你听说过吗？歌手。哎，最近有知名音乐人透露啊，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服装和什么西藏佛教色彩的音乐风格，屡获世界音乐奖项的歌手萨顶顶闪婚了。 闪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今年一月六号，萨顶顶跟一位北京金融才俊相识，两人聊得很投眼相识仅九十分钟啊！啊，一个半小时？一个半小时，便前往婚姻登记处登记了。哎，这事儿。 九十分钟，未央生事儿都没做完呢。什么神事儿？开玩笑，你不知道未央生是谁是吧？ <laughs> 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呃，最近可以让徐老师携你去看一下三 D 肉蒲团，现在上映，里面有未央生是吗？啊，对，他现在大陆很多人组团到香港九十分钟还没做完。九十分钟，袁立有知识， <laughs> 有知识，有才干，青 <laughs> 年才俊。好，我就喜欢他这个性格，对吧？直来直去，哎，知道什么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 对吧？哎，就说这个事儿，我想请教于你的啊。请教什么？听说你对才俊这方面很有见识。嗯。怎么看男人？我觉得才俊看你就好了。哎呀，嘿嘿嘿，你满意吗？哎呀，我的天哪， <laughs> 不知该怎么主持了，完了被你打回了。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呢？我就想起我们一些女主持人， <laughs> 不能这么说啊。 <laughs> 已经说了。为什么现在只有金融？ 叫才俊，你现在很少听说什么文学才俊了，是吗？ <laughs> <laughs> 妹妹们也不喜欢了，对吧？一说才俊，往往是金融界的这个才俊。哎，现在对男性的这个审美观有什么变化？我觉得，如果我碰到一个人呢，我希望他是非常的儒雅，像徐老师这样很儒雅，嗯，很知很知道去。 呃，疼爱女人，不是很粗鲁，然后有很好的这个学历的背景，有一定的这个好的这个工作，我觉得这样是我心目中的才俊吗？没错，你也不一定光找男明星，你看，你像这个粗暴，最近你知道好莱坞的那个尼古拉斯凯奇啊，因为涉嫌家暴，就喝醉了酒啊，真的涉嫌家庭暴力啊。 被被警方传唤的，你知道吗？有些男明星就是很真的吗？谁说这只限于男明星嘛？ <laughs> 对对男人都都有一半都会这样。不过你那个标准是上一个时代的了，现在现在的财都是加上宝贝的贝的。哦。陈冠中总结过嘛？他说在三里屯呢泡妞呢有三种男人有可能：外国人、有钱人、诗人。留长头发拿一给他，这样啊，我将来的崔健很有可能。嗯。说到了上海呢。 三种就变两种了，哪两种？那你想去掉哪一种啊？是 <laughs> 是，陈陈冠中把他自个儿去了是吧？ <laughs> 他也是个潮。到了到了香港，兰桂坊就只剩下一种才。对啊，这鬼佬在香港根本不算什么，所以外国人也没戏唱。所以现在这个都是现在讲的“今年才俊”，我觉得应该讲那个是这个才宝贝。 都是什么光华管理学院里边进出的，但是我一般要集上市集团主席之类才行。但是最近我就感觉，当然都是八卦了，是吧？现在这个女明星，我觉得好像婚恋比她的作品重要似的哈。所以我也就这么来了解一部分呢，是频频的离婚被传出来，频频的离婚，有的是早就离婚了，最近给弄出来，他们这个八卦这个嘛。还有的一些呢，就是好像很快的就就结婚。 哎，我挺觉得啊，这个女明星啊，她确实是个不同的族群。她呀，格外的，你像这么漂亮哈，而但是呢，又是韶华易逝啊。你你明白？你像那些，我上次给他们出过这个照片，呃，伊丽莎白泰勒这一辈子，你看，照结婚离婚，结婚离婚，欲婆欲欲望之婆吗？不是。 <laughs> <laughs> 玉宝玉的玉啊玉玉女 <laughs> 玉 <laughs> 婆，就因为她后来年纪大了嘛，香港一直叫她玉婆嘛。对他们那三那天做节目，我可以再给大家找来那照片放放哈。我就觉得啊，我感觉到一个女明星的一生啊，咱们不需要先不看心灵啊，就从表面上看，你真的是有一种感叹。你想不想看看？ 你是说对比吗？对比。可是你不觉得说不光是女演员，那个普通的人也会有对比啊？对啊，但是普通的人没有那样受到万众的这样的瞩目瞩目，就看到她的老去啊。你你比如你看这个伊丽莎白太太，你看埃及艳后，你再看埃及艳后，你再瞧埃及艳后，你看最后埃及法老了， <laughs> 这这这就是你你你你你感慨吧？那有什么感慨？人人老是很自然的事情啊。 有什么可以感慨的？而且他永远出现在你的目光底下，你看看他渐渐的变老，还能适应。最怕的就是中间这个过程没有，他突然老了出现在你面前，你才会感慨。想那样也不容易。而女女明星渐渐变老，对于广大的观众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因为他们会觉得当年你看她那么漂亮，现在她也变，然后自己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家老婆也不错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因为再大的明星也会变这样，这个这个完全是观众的心理的需要，所以。 呃，女明星的老去成为观众的一个视点，大家我们感到安慰。 你放心，你你一点都不显哈，一点。你想，哎， <laughs> 是吧？讲这个话题， <laughs> 好像三十年前就找他做过节目，就 <laughs> 一点没变，哎，真的袁立。三十年前你们放卫视才十五年，好不好？是是是，哎，那挺清楚。难道我是在河北做节目。哎，你你你觉得这个女明星啊，她的这种婚恋，她心里是不是有一种焦灼呀？焦灼？为什么焦灼？就赶紧啊，找着一合适的。怎么会这样呢？ 我觉得女明星和不是女明星的心态都一样，都是希望有一个人来呵护你啊，有一个人疼爱你啊。我只是觉得这样而已啊，有什么特别的呢？但会不会？只不过你普通人没有人去报道，这个女明星稍微有点什么事，哪怕跟一个不相干的人吃饭，哪怕跟刘春吃饭，都会报道是 <laughs> 什么什么人。明天我跟徐老师，你上街又会报道我勾搭了一个什么什么人，其实八竿子打不着，然后就会造成一个印象，你们频频在换人，其实根本就没有。哎。 但是你说像这种情况啊，那要是真的是谈恋爱，嗯，是不是特别别扭啊？比如说咱怎么约吃饭呢？又怕给人家拍照啊，或者是你就稍微注意点呗。但是如果有一天你们互相，呃，你先进去，我后进去，出来的时候也是你先出去，对对对。我等明天再出来。 <laughs> 但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多人拍你了。但是你要万一被拍到，谁知道我会被我和刘？那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你要跟一个人呐，在恋爱当中啊。 嗯，突然要涉及到一个公开的问题，因为普通人也没有这个问题。突然一公开，难道对这两个人，这个就感觉没变化吗？一下子变得被被被被关注之下，对那个感觉，我们还能正常的去恋爱吗？对，然后我觉得还有很多这个记者会，他们有一些八卦记者会算你们什么时候分开。其实这种东西，它会有一种暗示的作用，是吧？哎，是啊，是，所以有的时候并不希望公开。 呃，那你也有什么办法呢？我没有人注意过，我挺好的。啊，是吗？打今天开始啊。 <laughs> 嗯、 <laughs> 你你不是要帮他做征婚广告吗？啊，他说今天上咱们节目要做征婚广告。说实在的，我看你这女明星真是潜力很厉等待青年，我现在都我在等待青年才俊。我现在都闹不清你的你的婚姻状况了，真的。我没有。啊，没有是吗？呃，我真的就觉得，就说这个一个恋爱啊。 在别人的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觉得是很难正常进行的。两个人都是很敏感的人，你这任何一点事儿，这说的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，难道对你们之间？而且特别是俩呀，都是腕儿的，你们都挺自自自都自我，都挺自我的。对你这玩意儿，现在不单是明星，包括一般的人，谈恋爱的时间太多，恋爱太少，这怎么想，什么意思？ 呃，这个其实是呃，范柳园跟白流苏的一个台词，说说我们过去都忙着谈恋爱，而没有真的恋爱。什么叫谈恋爱呢？谈恋爱就是说他们现在总结了一个定律嘛，男人呢就是有有有男人把他认识的所有的女朋友划了一张表，最后统计出来，长得越漂亮的，对他就越没那么好。 嗯，就对他比较好的，相对来说没那么漂亮，就是有个反比关系。所以这个男人界的规律，哎，这男人男人就觉得就说，哎呀，怎么爱我的就不够漂亮？这个太漂亮的就不够爱我，对不对？嗯，女的也有同样的抱怨，女的抱怨是什么呢？ 这个上市集团主席就不那么可靠，嗯，那就比较花心，对不对？就是有才俊就不那么可靠，哎，就是说对我忠心耿耿的就不那么才俊，是不 <laughs> 所以呢，你知道男女整天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余下来该怎么办呢？那男的呢，就在所有漂亮的里边找尽量对我好的。 哦，或者是在所有对我好的人里边找尽量漂亮的，前者是浪漫主义，后者是现实主义。女的一样，女的是在所有对我好的人里边找尽量有钱的，哦，在所有有钱的人里边找尽量对我好的。可是大家都这么谈的时候，这就叫谈恋爱，这个非常理性的。什么时候会恋爱呢？就是刚才讲这个规律一旦出现例外了，一旦你发现刚才这些规律不适用了。 那就恋爱了，所以要闪婚，这样的机会不多的啊。你你仔细想，你凡你套到一个事情，你突然讲，哎，这个上市集团主席又那么纯情，又那么专一啊，那这下他还居然喜欢我。但你说另外一边是傻瓜吧，也不是。另外一边得到了这个人死心塌地一辈子的感谢，你说还求什么嘛？嗯，听了他镇定自若的， <laughs> 去续广告，长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但是我觉得徐老师说的这个啊，就是有点学术概念了。这个一说呢，就是个 business，是吗？business，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？It's n o n of my business。就是变成好像一盘生意啊，这就一种条件。哎，我承认很多时候可能客观效果看你可以这么去想，但是啊，我还是觉得实际情况不会是这样。一个人找一个老公，找一个老婆，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。 而且呢，这个还真是就是寻寻觅觅啊，寻寻觅觅啊，这个缘分呢，我还是觉得有个觉得有缘分吗？绝对有，当然有。我跟你说呀，这个缘分都到了一个什么呢？再教你英文词儿 timing 的程度。timing 就是时呃时间就正好那个时机 timing 时机。你知道有人讲过一句话，就说啊，有过恋爱经验的人都会很了解这个，就是说人呢的多变性真是让人流泪啊。 就是说啊，你要没有缘分的两个人，你像伊丽莎白泰勒跟那个谁呀，那个理查德什么波顿的，还是什么弄弄弄不清，一辈子为什么纠缠不清啊？有的这种情况是什么呢？两个人呐，真叫一个冤家。我想我想好了，我想跟你好的时候，你那儿凉了。对，过了那那么完了之后呢，你想热乎起来了，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我那儿又犹豫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有人说过啊，就是。 一个人最好是在你最想要的时候得到你最想要的东西。但那个最想要的时候是可以创造的。马哈莫德有个小说叫《魔桶》，里边一个老头啊，就个桶，他给一个小伙子介绍女朋友。那小伙子是个才俊，拿了一张纸抽出一个女的，一谈不成功。 再抽出一个女的，一谈又不成功，三次一弄，那个男的搞得灰头土脑，你知道？他老被人飞掉，后来他才摸出一张照片，他说：“哎，我找这个不错。”那老头说：“这个不行，这个是我女儿。”他为什么不行？我就看到他行了嘛，然后就跟那个女儿一拍即合，最后搞清楚，那个老头全部都是他制造的。 所以这个这个闪呢，所以这个闪婚呢，当然我也不懂啊。我觉得大概有两类情况，一类情况就是一时冲动，就大家不提倡的哈。但是不是可能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他有一定经验的人呢，他知道这个时机啊难遇难逢，一旦碰见一个，对吧？哎，觉得两个人再教你英文词儿，同一个 beat 是什么意思？同一个节奏，同一个节奏。 俩人踩上点儿了，你知道吗？哪怕就九十分钟，咱们在一个点儿上得登记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结婚呢，就是那一个冲一个冲劲儿。我跟你说，过了那冲劲儿就没了，是吗？过了就没了。很多男的前面，他前面有寻寻觅觅，像王国维说的，先是望尽天涯路，嗯，然后为伊消得人憔悴，才到第三个阶段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。 灯火阑珊处是找了很多以后，啪，九十分钟搞定。哎，你你你有没这块的？啊，我什么？讲 <laughs> <laughs> 你家还在忘记？你讲点什么？你老这么镇定自若。我在听你们，我我你要我讲什么的？我觉得九十分钟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快太快了吧！ <laughs> 九十分钟我一共也没跟他说几句话呢。比如说我来录这个节目到现在差不多一个半小时，我要决定跟你去登记了。哦，太快了。 是吧？咱俩还没说几句话，刚认识，啪啪啪啪啪，讲很多话了吗？肯定是讲两句，停停停停，将来一共讲了十句话，结婚了。不，我还是觉得太快了。那你觉得多长时间合适呢？我觉得三个月以内可以考虑吧？你觉得呢？ 因为人家说这个谈恋爱，你们又不是他，咱咱俩仨月行吗？ <laughs> 不是，人家说就是谈恋爱一般就是三个月的这个热热情，然后三个月完了就不热情了。哥，如果真的要快的话，我希望三个月之内嘛，别不热情了，到就就不想结婚了。我觉得三个月之内可以考虑啊。呃，反而我见那个大 S 跟汪小菲是多久啊？好像也很快。 没有三个月吧，一个半月。哎，我没替人家算过。他们他们这种就是在公众的眼灯光之下，大家都觉得，照我刚才讲，就就第一种，嗯，就是非常条件合适的，嗯，好，郎才女貌或者是女才郎貌，我我 whatever 了，总之是非常合适的。但大部分真人是我刚才讲的第二种，就是例外的，就不符合那套规则的。一般人呢，都是以为是这样。 等到哪一天发现，实际上是第一种。那个发现的时间就是婚姻的长短。哪一天他发现，哎呀，我以为是那个奇迹哦，我以为是惊为天人呢。嗯。说到底还是这么一个公式出来的哦。那人就是很很其实好多男的都跟我讲过，就说这个结婚呢，就是个猛劲儿。你说这个人考虑很多，考虑很多，也也是哈。但是最后这一刹那呀，是个猛劲儿。 你比如上次咱们在香港做节目，咱们咱咱咱们一个女女同事还还还还分享过，就是你比如说啊，就是这这个啊，呃，说有没有男的向我求过婚？她说有，她但是呢，我不要他，为什么呢？就是等了你很久，都分手了，这男的回过味儿来了，来求婚晚了，这对女的来说，你知道吗？这个时机啊，太我我现在觉得，就说这个这个人世间的这个偶然这个率啊。 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？我那天看见一个新闻，说是英国有一个四十二岁，不要说别人，说说说你自己嘛。英国不是我， <laughs> 英国有一个四十二岁的一个女的，呃，一次婚姻失败，然后在这个网站上啊，这个征婚，征着了一个人，一个男的，我连名字还记得叫乔治本特利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？我记，因为他那是个车，我估计这女的本本特利，乔治本特利，俩人一见面呢。 真叫一见如故啊！你知道吗？越聊越入相，越聊越入相，到后来发现这是失散了三十六年的兄妹，不是姐弟啊！啊，你知道吗？还还成，这是这就是没有不不不不桑的小说，反应是这个，还好还好没铸成悲剧， <laughs> 很很难说，因为那个新闻啊。 后边当天晚上的情况打了那个省略号，你不知道这俩，但是英国《每日邮报》就算这个人与人的这个概率，说这种概率兄妹失散了三十六年啊，呃不是兄妹了，这姐弟啊失散三十六年，又在这样一个征婚网站上碰上约会的概率太低，五亿分之五亿分之五亿分之一，比英国中那个乐透大奖的概率还要这个少三十倍。 你想想，这个人海茫茫之间呢，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就鉴于这个男女交往时间确定不下来哈，最后我们请袁总来确确定一下。袁总认为吧，嗯，我觉得如果本着是要结婚，而且是那么长的一辈子的，我觉得要负责任。 我觉得如果我想跟你结婚，打个比方，我不可能跟你一个半小时就去，我觉得是对你不负责任。好，我们俩没事，我可以。 <laughs> 我们俩一个半小时就去结婚了，然后我们相处觉得不好了再离婚吧。行啊，都都 <laughs> 都。我觉得人的一辈子，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像伊丽莎白无数次的结婚，你当然可以去试一下。但是我觉得结婚离婚毕竟是个很痛苦的过程，而且得对别人负责任。我觉得还是相处一年，那一年的情况下，你各方面都觉得他 O 不 OK，他有没有这个？ 暴力倾向，对吧？他对你够体贴吗？你可以容忍他的缺点吗？你可以觉得说我跟他结婚我是不会后悔的吗？我觉得这差不多需要三个月的那个热情过去退去以后，还剩下八九个月。你热情仨月就退了？不是我热情，这这我有点接受不了。不是我热情，仨月。 <laughs> 不是我都没这么快啊，亲爱的。 <laughs> 我是说，是这个是一个科学的一个一百二十天嘛？一百二十天是？谁说？我查那数据是三年。谁说的？三年肯定是说的太长了，不要把自己说的那么忠贞。三年，你三个月一百二十天，我觉得这个剩下的几还有。 一百四十天嘛，哎，两百四十天可以让你慢慢去适应，你才决定。三个月，三个月是 <laughs> 一百二十天嘛，徐老 <laughs> 九十天， <laughs> 四个月，呀，那一个季度。那好吧，那好吧。那好吧，那我就说一百二十天吧，反正就这意思，三个月、四个月，然后剩下的你可以去这个好好定下心来想，说，哎，我是要对他负责，任，也对我负责。任。 我们才可以走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。还有你这个一年呢？看你怎么怎么交往。你要是老是周末看场电影，一个星期一次的话，那没有用。你要去可以跟可以跟他去。最最好的方法是出去旅行一次。哦。两个星期在外面二十四小时在一起，这个你所有婚姻碰到的问题，那个两个星期里面都会出现的，包括晚上会不会打呼噜啊 <laughs> 什么？我那个时候还没做到呢。 <laughs> 但是这个比你老是一个星期，所以他们现在有说法的。 说一男一女要是都是聪明人，他们就恋爱。然后，要是要是那个男的聪明，女的笨，啊，就偷情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？男的聪明，女的笨就偷。男的聪明，女的笨就偷。情。谁算偷呢？男的算偷还是？偷情一般的情况下就是，比方说男的在婚姻状况，那个女的没有，对不对？如果是女的聪明，男的笨呢？女的聪明，男的笨怎么办呢？结婚。嗯。 女的聪明，男的笨，结婚 <laughs> 就是我要跟你结婚，就是你笨，我聪明。结婚利益归于女如果是男女都笨呢？都结婚。自 <laughs> 尽吧，不是 <laughs> 同归于尽。未婚先孕，男女都笨，未婚先孕四种，这个基本模式。哎呀，你现在在哪一种？没没还能压着韵唱首歌吧？你现在在哪一种？我现在空。 谁让你摘话筒了啊？还没，呢，观众朋友还在看着你，你最后给大家问个好，大家很欢迎你再来， <laughs> 快快给大家。说不要，下次再来。啊，再说几句祝祝福的话。下次，下次携精英而来，好吗？谢谢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对对对，坐在这边。到这儿来发钱吗？ <laughs>